在太空监狱里，无数次突破屏障失败，每天夜里魔杖一般盯着第八太阳的林静恒，在凯莱星上拼命磨合着陌生的身体，发誓要征服自己，征服太空的陆必行。十六岁的林静恒，十六年前的陆必行，我们像是彼此追随着对方的脚步，走了一整圈。 面面相觑，才看见对方身上沾着的风尘痕迹，竟如此。 陆校长，北京贝塔星反导实验基地发来邮件，标注为重要内容。嗯。写的是什么东西，不知所云。回头让那边的负责人都过来。好的，陆校长。让他们好好反省一下打报告的正确姿势。哦，对了，阁楼很久没人去过了，室内环境怎么样？各项参数给我报一下。陆校长。 所有房间，包括地下室，都是统一管理的。有任何异常，我这里会显示报修。哦，他那天本来是想去睡书房的。我想，先生是因为是因为我经常需要在书房召集线上会议，他才把自己关进了阁楼里。是因为与您冷战，陆校长。唉，他吃东西了吗？我去看一下。 先生只有去外星的时候才会换营养膏或者营养针，在启明星上的时候，先生都是跟您一起吃饭的。冷战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吗？是啊，同桌吃饭更像是一种仪式，哪怕互相一句话都不说，这一天仿佛也是一起度过的。我送过去的晚餐剩了一半，先生说不吃了，让我把剩下的收走。啊，只吃了一半。哦，对了。 他睡哪儿？把我的枕头拿到书房来。你让他回卧室睡。好的，我去给您拿枕头。先生回答说：“别烦我，滚出去。”那你去阁楼帮他收拾一下，送条被子上去。呃，还有，他明天要穿的衣服。 先生无视了我，并在阁楼上屏蔽了我。抱歉，陆校长，我被禁止上楼了。你要不要试试黑镜家用系统？自己家的系统不叫黑。哦，我现在可以上去了。他改主意了？不是，指挥部值班室传来重要军情，三 S 级，汇报优先级压过了家用屏蔽机制。哦，同步抄送总长。好，说吧。 玫瑰之心外围，联盟第二批增兵已经全部就位。初步消息是，超过三百架超时空重甲的大型军团，牵着一个巨大的人造空间站，中等要塞体量，正准备投放。杜克将军发来消息称，该要塞并未经过一星系守卫中央军同意。他去理论过，联盟中央拿边境防御法来堵他的嘴。他感到非常抱歉，并向我方解释，目前边境军事布置并非出于中央军本意。 我们要求与联盟对话的通讯请求已经发送了六天，至今没有回应。是的，而我们并不能判断究竟是联盟中央拒绝谈话，还是第一星系所谓的边境守军拦截了消息。联盟中央拒绝和我们对话，特别是私下对话，并不太合常理。毕竟第八星系从体量上来说，与庞大的联盟没什么可比性，而联盟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也不是我们。 那么，三百零六号令就真的很耐人寻味了。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，大多是杜克的一面之词。虽然他看起来热情开朗，对陆逊充满感情，但安克鲁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让人警惕。去吧，顺便告诉他，明早我会针对这件事情召集会议，到时候请统帅准时出席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他睡前要喝一杯水。 别给他倒凉的。好的，陆校长，冷战就是不在一起睡觉吗？以前从人体学来说，我不建议先生和您一起睡小床。顺心文化出品。 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九期。 星系补给站餐厅，欢迎。您。哥，这是伍尔夫元帅采访视频，第一手资料。议会还有争论，但第八星系从地理上说，与联盟有时空天堑。你确定是本人吗？确定他神志清醒吗？确定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受到威胁吗？至少我拜访元帅府时，没看出什么异状。 现在伍尔夫是傀儡的谣言算是破除了，啊，有人说如果联盟中央默许了迪巴星系独立，以后其他星系也要独立，恐怕会不好收场。也有人说八星系的问题不是燃眉之急，三零六表面是针对玫瑰之心，其实是联盟剑指中央军，这是联盟中央和在战争中壮大的中央军们又一次博弈。沃尔夫元帅想回收军权，以儆效尤。嗯。 你说的这些没什么依据，虽说是鸟尽弓藏，可是现在鸟尽了吗？自由军团虎视眈眈，毒品犯罪层出不穷。伍尔夫怎么会把好不容易凝聚的中央军往外扔？嗯，还有个谣言，他们说伍尔夫是迫不得已，因为第八星系已经完全征服了天然虫洞，而且这些年在域外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帝国，正在野心昭昭的磨刀巷联盟。 但是这个说法刚一冒头，就立刻被舆论口诛笔伐。哦，为什么？白银十位，你忘了吗？我们当初被人算计误导，主力几乎都毁在了林敬恒手里。要不是哈瑞斯贤侄，组织差点就女士，您的咖啡啊，谢谢。那些反复无常的货色，因为这个把林敬恒捧得很高。 天知道，他们之前还觉得他是阴谋颠覆联盟的罪魁祸首。嗯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还有，联盟最乱的那些年，自由军团用武力强行推行鸦片芯片。据说联盟顾不到的地方，都是白银十位在救场。第八星系宣布独立那天，白银十位高调出现，直接跟着林敬恒回了第八星系。他们那个不知道哪儿来的总长，又狡猾地把陆信竖在家门口。 是个天然的情怀护盾。第八星系是不是真的对联盟虎视眈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不少受过恩惠又容易被煽动的蠢货们不信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个重要消息，他们说女娲计划很可能已经在第八星系取得了成功，他们已经弄出了一支真正的超级武装。那个第八星系的总长是谁的儿子？我们不知道，但他免疫彩虹病毒。嗯，消息来自哪里？ 军委一位高层身边的人是我朋友，无意中听到的。他们在议论这件事，消息来源不明。你回去告诉哈瑞斯先知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，先知自然会判断。嗯，我走了。为了生命和自然，为了生命和自然。秘书长发现目标正在跟踪。 甚不知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书房的床小。 就是睡觉才方便耍流氓吗？现在我只能在投影里碰你的手了吗？明天晨会，该和他说什么呢？联盟。 第八星系，三百零六号增兵令，还是历城沉迷的中央军？哎，算了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播放视频相册。这是仿真机甲，给我的。这是他小的时候。 乌兰学院让我下月出去报道，你干嘛？你们大人都这么不冷静吗？没有啊，看见招生简章，顺手填了张表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还得广而告之吗？让我去就去呗，随便换个军衔，反正还发工资，不要你送，就去上学，丢不丢人？ 这是哪儿？乌兰学院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就是他，不就是个荣誉毕业生吗？这么拽，他拽可不是因为荣誉毕业生，而是因为他叫林敬恒。林，林，林，等等我，敬恒，敬恒，我只有，我只有。你。 林，金恒，阁楼。杜校长，这也是暴力行为。你藏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。 完工了，第八星系星空的微缩模型。石头是我从沿途各个行星上捡的，带着各自特有的元素。水晶上的那团冰箱球是哪来的？是我自己做。 <laughs> 我自己，我自己做的冰箱球。干什么？做梦的时候被疯狗咬了吗？ <laughs> 对不起，你。我预约的会议时间还有不到三个小时。 本来想等到时候就能见到你，跟你说话。可是，对不起，我能坚持到现在，实在已经是极限了，一分钟也等不下去。别，房门破损度 A 级，开启修复程序。陆校长，恕我直言，您的症状显示出一定的成瘾性。您确定没有摄入什么非法药物吗？我不知道。 不算是合法的吗？放屁！我解除你屏蔽了吗？谁叫你上来的？先生，是您让我早晨上来帮您梳理玫瑰之心外的步兵变动的。出去。好吧，那我把门板扛楼下修吧。 <sighs> 你就不能收拾一下吗？什么都往里塞，这都成了杂物间了。我想说什么你就说。这不是杂物间。 这是我的。我一松开他的手，他的身体就会紧绷起来，好像随时准备跟什么危险的东西打仗。现在的他，居然是这种状态，跟我一样。我，这是我的心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把它锁上，假装看不见，看不见你。 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软弱的人。是谁说你软弱的？如果当年的我能像现在一样，有左右局势的能力，图兰不会擅自放倒我。图兰放倒你，是我默许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当时并不能并不能帮你做什么。我不可能开着一架小机甲，为你凭空变出一支军队，拦住反乌会的炮火。我也没有什么锦囊妙计。我甚至。 在那种情况下，我连周六带来的那个货口都来不及堵上。我只是想出去找你，只是为了自己心安。如果我是图兰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如果我现在能再强大一点，能随心所欲的左右联盟的局势，让四方忌惮，我就可以对你说，不管你还有白银十位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决定的，我都能支持你们。可是我不能。 我知道，可是就算这样，我居然还是很想妄图占有你。我我是不是太贪婪了？我想要你，想要留下白银十位，但我也想要第八星系能够继续平稳的过几年好日子。如果因此会和联盟冲突，景恒，你会为难吗？会。乌兰学院是他灵魂的基石。 正如第八星系与我一样，不管他说了多少遍，自己已经不再是白银要塞的林上将。我每天睡不着的时候，都在想，这个世界给我最大的恩赐，就是把你还给我。我想不出怎么拜谢这种恩赐，也想不出自己怎么做才能配得上。我有时候做噩梦，梦见他们说我不够好，要把你重新带走。 可我想不出，怎么才能让你不为难，怎么才能让你高兴一点？他们说，他们是谁？他们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不是这个王八蛋世界把我还给你，是我自己回来找你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所谓命运就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。是我自己拆开太空监狱，从地底下挣出来，爬也要爬回来见你，记住了吗？哪来的恩赐？ 你想他妈什么呢？我都没委屈，你替谁委屈？哪儿学来的一口要饭的腔调？他终于摆臭脸骂人了。我们现在不提前讨论今早的会议内容，你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、难受的事，宁可跟哈登那个老糊涂说。 也不肯跟我说吗？那你又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偷听呢？我威胁电子管家爬窗户，还用了窃听器。你当年单枪匹马去刺杀袁艺人的时候，有这么兴师动众吗？那现在，我们可以先跳过哈登和窃听器吗？我想和你去一个没有人、没有权利、也没有义务的地方，谁也不要见。 就你跟我，你可以好好练练怎么煮一壶给人喝的茶。我呢，我不喜欢做家务，好在家用机器人的构造都很熟，可以组装几个替我干。林，那年我提出封闭第八星系，一是为了安全，还有就是我的妄想。如果第八星系封上了，你就再也走不了了。你们呢？ 或是迫于形势，或是惯着我，各有犹疑，但嘴上都没反对。然后第八信息真的封闭了，你们却一个一个的离开了我。很久以后我才反应过来，其实你们当时都不愿意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其实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，当年封闭第八信息是个很明智的选择。不是说跳过窃听器和哈登博士吗？怎么又来了？ 但感情上，叛出联盟并不容易。爱德华总长是联盟任命的，一生都对沃托抱有幻想。还有你父亲，伤心事太多，老波斯猫后来就不太表达了。但你要知道，他年轻的时候，是第八星系里第一批鼓足勇气、主动选择联盟的人。你呢？我十八岁毕业于乌兰学院，我为联盟。 打了三十年的仗，所以我这些年半夜回想起那些事儿，有时候会忍不住想：强扭的瓜不甜呐。我想把你强留在第八星系，你却差点为联盟而死。我爸当时守在那个秘密航道入口，甚至没来得及和我说句话。爱德华中年就死于波普崩溃，一辈子没来得及再去看联盟一眼。这。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的一意孤行才？对，陆总长神通广大，是宇宙核心，闹不好域外黑洞也是你放屁炸出来的。 <laughs> 这大半年天天逼着自己好言好语，可把你憋坏了吧？道理我都明白，景恒，但是，但是有一天，当你发现自己心心念念想促成的事情都按着你的设想实现了。 结果却是个巨大的讽刺的时候，你就会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错了？是不是我要的太多？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惩罚我？这种感觉你不懂吗？ <laughs> 怎么会不懂？当年假死脱身，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中，结果域外海盗淹没了整个八大星系，在视频电话里，眼看着佩妮。 被导弹吞噬却毫无办法，这不就是惩罚我的傲慢吗？还有静叔，如果我当年强势一些，不让她嫁给管委会，或许现在这些就不会发生了。如果当年被管委会领走的是我，异地而出，静叔大概也不会像我一样搞砸一切。 这不就是惩罚我的自以为是吗？这难道不是我没有信守保护妹妹的承诺，把她一个人丢在黑暗里，而自己去享受陆信庇护下的少年时光的代价吗？你跟我说说陆信将军的事吧。啊，我这么称呼，你听了会不舒服吗？还好，我想陆信也不会太介意，毕竟他也不认识你。 战炉里关于他的大部分资料都被你删了，这是你和我爸商量好的吧？你们俩什么时候决定瞒着我的？安克鲁先是拦路，之后有变脸示好的时候。嗯，想让我远离那些旧恩怨，不引人注目，也不要沾上这些复杂的人和事。陆信是一个， <sighs> 该怎么说呢？ 对于那时的我，他不仅是强大的保护者，更像是一个世界，让我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角落。乌兰学院开学典礼的宣誓词里说：“我将为联盟的每一位合法公民，无论男女老少，生命财产安全战斗终身，直至死亡。”每个人都说过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恪守。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，不管发生了什么。 不管受过多大的冤屈和伤害，都恪守到死的人。战路跟我说，那天晚上你带着他去陆将军家里，差点在不完整的空间场里把自己大卸八块，然后被陆将军他们关进了医疗舱，秘密送回了乌兰学院，锁了几天，待一切尘埃落定了才放出来。你当时一直是醒着的吗？医疗舱里有麻醉剂，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乌兰学院里了。怎么？ 麻醉剂呀！啊，这里还疼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不当使用麻醉剂的后遗症，可能伴随终身。我知道，我也是。 <laughs> 我怎么可能放得开你？我是怕靠得太近。 抓你太紧会伤害你。你能把那个单向的追踪器取消吗？我每天因为这玩意儿要跟自己斗争无数次，浪费的时间零零碎碎加起来至少有一个小时，太自我消耗了，工作效率都不能看了。谁让你斗争的？我不能因为私欲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人。 白银侍卫在第八星系很好，脱离联盟后，他们就一直四处颠沛流离，二十多年才找到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听说托马斯·杨和你那个老也不长个的学生叫叫怀特，他俩都快拜把子了。你知道吗？白银侍卫忠于自由宣言，而这颗自由宣言的种子就藏在第八星系。 不管你动摇过多少次，这颗种子都长大了，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编入第八星系守卫军，是被第八星系，被你吸引来的。林，你真的从来没有用位置共享定位过我吗？没有。那如果有一天联盟和第八星系背道而驰，你会为了达成什么目的？ 像我的老师沃尔夫一样，大手笔的把两个星系当做废子，付之一炬吗？所以，从长，我们是相信你的人品，才决定留在第八星系的。如果真有迫不得已的一天，我们相信你会阻止无谓的伤亡。站在你这边，能走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性更大。你。 你相信我吗？不然呢？单凭我喜欢你吗？那我早就直接把你绑走了，天天放眼皮底下看着，省得出门兴风作浪给我找事。 <laughs> 我可以吻你吗？不行，我没说不生气了，滚一边去。 的信任和沉重的责任轰然落下，当当正正地砸在我肩头，却并没有让我喘不上气来，反而像是一副坚硬的盔甲，撑起伤痕累累的身体，施加了一道无与伦比的保护。我好像一个即将跪倒在地的骑士，又有了提起剑的勇气。